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六十集。昨日林青霄一战成名，这个名字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弟子间快速传播开。训练室共有六个，其他五个房间里不乏强手。 强者都心高气傲，他们听说了林青霄的记录，很多人都不服，纷纷放话要打败林青霄。邹继白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邹继白一边自责他怎么可以背叛朋友出卖小伙伴，一边去和同伴把令牌换了。邹继白是一路秀着自己的肌肉回来的，他摆着一个深沉的姿势，把令牌展示给洛寒看。 哼，哎，喏，以号，洛涵配合的给他比了个大拇指。哎，恭喜！只有昨天同在甲号训练室的人才懂这句“恭喜”的重量。林青霄从走廊外回来，隔着重重人群，一眼就看到邹继白像花孔雀一样在洛涵面前展示肌肉。洛涵也没有避开，而是和他有说有笑。 林青霄心里突然闪过一股寒意。洛寒不知道邹鱼的风俗，可是林青霄是知道的。邹鱼族的生活形态还保留着远古部落时期的习俗，他们没有一对一的婚姻制度，女子生儿育女，孩子跟随母亲居住，男子想要获得交配权，就要用丰厚的财物、猎物换取女子芳心。 而拥有年轻英俊的身体、强壮有力的肌肉，显然是实力的先决条件之一。现在时间变换，邹鱼族的婚姻不再像远古时代那样原始，可是，一些习惯还是存留下来了。比如，在心仪的女子面前展示力量和肌肉，就是求偶的表现之一。林青霄停在拐角后，静静看着这一幕。 周围的弟子正在和同门说话，忽然觉得身边很冷，他无意回头，惊讶的发现墙壁上结冰了。冰凌不再是平整漂亮的六边形形状，而是狰狞突兀，布满了尖锐的刺。这是怎么了？非洲出故障了吗？这个弟子咋咋呼呼，一下子惊动了好些人，拐角呼啦围过来好多人。 林青霄站在转角后，把墙壁地面上的冰灵气化解，无声退后，换了个方向，从另一条路横穿过来。邹继白看着自己手里的乙号令牌，欢喜的恨不得亲一口。洛寒看到他的表现，忍不住问：“你昨天到底什么时候回去的？”“严实。洛寒算下现在的时间，惊讶道：“那你基本没怎么睡啊？” 邹继白露出一副生不如死的表情。啊，对，幸好我今天换了组，要不然再按昨天的节奏练一天。啊，邹继白仅是这样说着，就已经感到不适了。洛寒真实的怜爱他，搬出自己曾经的苦难时给他宽心。哎，你这还算好了，以前我前一天晚上才背了清神诀，第二天就被他扔到浮石上练胆。 还有一次都要吃饭了，他竟然要抽查我经书背的熟不熟。他就是这样，自己做什么都能做好，所以觉得别人也是如此。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的。嗯，他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呀？他好像只比我大十来岁，但是文武剑法四艺一个不落。他难道就不睡觉的吗？邹继白说出来，整个人都不太好了。不行，我现在不能听到他的名字。 我一听到这三个字，耳朵里就在回响阵法通报最高分的声音。哎呀，我昨天做梦都在听这些，幸好今天不会再听到了。不会再听到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邹继白眉飞色舞的表情一顿，脸上的肌肉都凝固住了。林清霄从后面慢慢走近，看起来平静从容，和往常别无二致。 洛寒和邹继白瞬间安静下来。洛寒怎么敢告诉林青霄他们刚才正在控诉他？他笑了笑，打了个哈哈，赶紧把话题岔开。没什么啊，对了，刚才天宇行军叫你有什么事啊？林青霄静静看着洛寒，洛寒转移话题太明显了，看他神情，仿佛完全不想让他知道刚才的谈话内容。林青霄敛了下眸子。 最终什么都没问，而是顺着洛寒的意转移话题，说了一些阵法的事情。洛寒了悟，觉得自己明白了。好学生嘛，总是会被老师特殊关注的。洛寒很有学渣的自觉，点到为止，没有继续打听。林青霄不是一个话多的人，邹继白看到林青霄就觉得窒息，还没法做到坦然的和林青霄说话。 以至于洛寒一停下，他们之间竟然陷入诡异的沉默。洛寒忽然觉得气氛有些尴尬，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情，今日竟然冷场了。好在很快训练室的门开了，洛寒悄悄松了口气，故作轻松的和林青霄告别：“哎，好啦，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，你不必再送，你去训练你自己的吧，今日你不必顾忌。” 想练多久就可以练多久了。林青霄看着站在同一边的洛寒、邹继白，再看看洛寒脸上明显的轻松之色，心里越来越冷，仿佛坠在冰湖中，绝望的、徒劳无用的往下沉。他刚刚还在告诉自己，洛寒可能只是和邹继白普通说话，他看到的那一幕大概有什么误会。但是现在，一切迹象都在告诉林青霄。 他在自欺欺人，仿佛是曾经的一幕幕重演。林青霄眼睁睁看着他最恐惧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在洛寒身上。父亲偏爱林重玉，两个母亲偏爱林重玉，就连云梦涵明明他最先认识林青霄，可是最后，云梦涵也如其他人一样更喜欢林重玉。这仿佛是一个魔咒。 两个孩子站在一起，无论林青霄做的多么完美，无论林青霄付出多少努力，最终所有人都会被林重玉吸引走。他童年的时候接受自己不受父母喜欢，少年的时候接受自己不受同门喜欢，后来漫长的修炼生涯，他一遍遍看着自己身边的人被林重玉吸引走，强迫自己接受这一个事实。 他生来不讨人喜欢，所以后来林青霄不会再去认识新的朋友，也不再尝试和其他人建立联系。只要不曾拥有，就不会失去。他甚至想，既然父母、朋友没人需要他，那他至少成为一个对公众有意义的人。他把一切都做到最好，他让自己成为一个完人，成为中山无可指摘的第一。 不存在于世人心中，那就存在于庙堂。就算日后中山为了门面，也不会置他于不顾。可是雷劫那天，林青霄知道了，他依然是个死人，他没有活在任何一个地方。他重伤坠入绝灵深渊，亲眼看到众人围在断崖边，却无一人尝试救他。这成了林青霄挥之不去的梦魇。 当日，在绝灵深渊下，他几次险些走火入魔。甚至林青霄觉得，他其实已经入魔了。他存在于世的意义被彻底否决。林青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还要活着。唯一支撑他，让他没有化魔的支点，就是洛寒。洛寒很突兀地掉下来，没有灵力，也没有自保之力，对仙界一无所知。 林青霄护着他一起离开深渊，一起进碧云秘境，又一起回中山赴洱海。共同相处的时间太长了，以至于林青霄都已经习惯，仿佛他身边本来就有这个人。但是现在，他再一次亲眼看着曾经的噩梦重演。他和洛寒相识近九个月，而邹继白不过四天而已。但是现在。 洛寒明显更偏向邹继白，和邹继白相处也更自在。原来过去了那么久，原来他付出了这么多，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他依然是那个弱小、孤僻、毫无还手之力的庶出幼童。所有人都喜欢林崇玉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不属于他。洛寒说完之后，莫名觉得有点冷。 不是冷场或者心理上的冷，就是实实在在胳膊上抱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冷。洛寒不由得抱了抱手臂，低声提醒：“林青霄。”林青霄眼睫动了一下，慢慢看向洛寒。他的眼神平静极了，无喜无悲，无欲望也无渴求。可是洛寒被瞬间看得后背站立。他刚被召唤回来。 在仙魔大战现场看到几千年后已成天地的林清霄时，他就是这种眼神。洛寒头皮都炸了，什么情况？我只是十来分钟没看出林清霄他怎么就成这样了？难道这十分钟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剧情吗？洛寒内心后悔极了，他发誓以后绝不偷懒，无论林清霄去干什么，他都跟着。 洛寒一再放低声音，生怕自己嗓音稍微大点就把大魔王刺激黑化了。你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林清霄平静地摇了摇头，给洛寒示意自己手里的令牌。我也在这里。以后。洛寒瞧这上面古朴庄重的椅字，沉默了一下。邹继白本来都走过去了。 耳朵一尖，听到林青霄的声音，仿佛晴天一道雷劈到他脑袋上。你说什么？你也在遗族？不是，洛寒不是说你我？邹继白和洛寒对视了一眼，相互都明白了。林青霄刚刚去了天宇星君那里，他若是提出换令牌，天宇星君肯定当场就同意了。邹继白全然呆滞。 突然，他猛然反应过来，他本来抽到的是甲字令牌，他特意和人换成了乙。洛寒默默咬牙。我就说我给邹继白加的好运光环怎么会失效？原来那是真的。邹继白简直是个运气黑洞，天道都拉不动他。洛寒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信了，你的运气是真的不太好。 <laughs> 既然我们这么有缘，又在一个组里，那这就进去吧。” 林青霄依然平静淡然，神色上看不出来一点变化。洛寒和林青霄率先走入训练室，邹继白呆愣良久，坠在后面像个游魂一样飘进来。训练室里的人回头看到林青霄进来，神情都微微一滞，尤其是昨天分到甲号训练场的人，看到林青霄，表情明显不对了。 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